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呀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许三观是城里丝厂的送检工，这一天。 他回到村里来看望他的爷爷。他爷爷年老以后是眼睛昏花，看不见许三观在门口的脸，就把他叫到了面前。看了一会儿后，问他：“我儿，你的脸在哪里呀？”爷爷：“我不是你儿子，我是你孙子。” 我的脸在这儿。许三观把他爷爷的手拿过来，往自己脸上碰了碰，又马上把爷爷的手送了回去。爷爷的手掌啊，就像他们工厂的砂纸。哦，那你爹为什么不来看我呀？爷爷，我爹呀。 早死了。他爷爷点了点头，口水从嘴角流了出来，那张嘴就歪起来吸了两下，将口水吸回去了一些。爷爷又说：“哦，我儿，你身子骨还结实吗？结实，爷爷。” 我不是你儿子，啊！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？嗯，没有啊， <laughs> 我从来不卖血。我儿，你没有卖血，你还说身子骨结实？ <laughs> 我儿。 你是在骗我呀，爷爷！你在说些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爷爷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许三观的爷爷摇起了头。许三观又说：“爷爷，我不是你儿子，我是你孙子。”哦，我儿。 你爹不肯听我的话呀，呃，他看上了呃城里那个什么花儿，金花儿，爷爷，那是我妈呀。你爹来对我说说他到年纪了，他呀要到城里去和那个什么花儿。 啊，结婚！我说呀，你两个哥哥都还没有结婚呐，大的没有把女人娶回家，先让小的去娶，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个规矩。这天，许三观坐在他叔叔的屋顶上，举目四望。 天空是从很远处的泥土里升起来的，天空红彤彤的，越来越高，把远处的田野也映亮了，使庄稼变得像西红柿那样通红一片，还有横在那里的河流和爬过去的小路，那些树木，那些茅屋和池塘。 那些从屋顶弯弯曲曲升上去的炊烟，他们都红了。许三观的四叔正在下面瓜地里浇粪，有两个女人走了过来，一个年纪大了，一个还年轻。许三观的叔叔说：“桂花啊，越长越像妈了。”年轻的女人笑了笑。 年长的女人看到了屋顶上的许三观，她问道：“哎，你家屋顶上有一个人，他是谁呀？”“哈哈，是我三哥的儿子。”下面三个人都抬着头看着许三观，许三观嘿嘿笑着去看那个名叫桂花的年轻女人，看得桂花低下了头。 年长的女人说：“哎，和他爹啊长得一个样子。”许三观的四叔说：“哎，这桂花下个月就要出嫁了吧？”年长的女人摇了摇头：“桂花下个月不出嫁啦，我们呢，退婚了。”嗯，退婚了。 许三观的四叔放下了手里的粪勺子，年长的女人压低声音说：“哎，那男的身体呀败掉了，吃饭呢只能吃这么一碗，我们桂花都能吃两碗呢。”许三观的叔叔也压低了声音问他：“那他身体是怎么败的呀？”“嗨。” 不知道是怎么败的。我呀，先是听人说，呃，说呀，他快有一年没去城里医院卖血了。我这心里呀，就打起了锣鼓，想着他的身体是不是不行了。我就托人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饭，我看他能吃多少。他要是吃两大碗，我就会放心些。 他要是吃了三碗呐，这桂花就是他的人了。哎，他吃了一碗啊，我要去给他添饭，他说吃饱了，吃不下去了。呀，一个粗粗壮壮的男人吃不下饭，这身体呀，肯定是败掉了。许三观的四叔听完以后。 点起了头，对那年长的女人说：“嘿嘿，你这做妈的心细呀。”年长的女人说：“哼，做妈的心都细。”两个女人抬头看了看屋顶上的许三观，许三观还是嘿嘿笑着看着年轻的那个女人。年长的女人又说了一句：“嗯。” 和他爹长得一个样子，然后两个女人一前一后的走了过去。两个女人的屁股都很大，许三观从上面看下去，觉得他们的屁股和大腿区分起来不大清楚。他们走过去以后，许三观看着还在瓜田里浇粪的四叔，这时候天色暗下来了。 他四叔的身体也在暗下来。四叔，你还要干多久啊？啊，快了。哎，四叔啊，有一件事儿我不明白，我想问问你。哈，你说吧，是不是没有卖过血的人，这身子骨都不结实啊？是啊，啊。 你听到刚才桂花他妈说的话了吗？在这个地方啊，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呐！哎，这算是什么规矩啊？ <laughs> 什么规矩我倒是不知道。身子骨结实的人都去卖血，卖一次血能挣三十五块钱呐，在地里干半年的活也就挣那么多。 这人身上的血呀，啊，这就跟井里的水是一样的。你不去打水，这井里的水也不会多；你天天的去打水呀，它也还是那么多。哦，四叔，照你这么说来，这身上的血就是一棵摇钱树了。 呵呵呵呵呵呵，那还得看你身子骨是不是结实呢。身子骨要是不结实啊，去卖血呀，会把命卖掉的。那你去卖血，这医院里啊，还得先给你做个检查，先得抽一管子血呢。他们啊，要检查你的身子骨是不是结实，结实了才让你卖呢。哦，哎，四叔啊，那我这身子骨…… 能卖血吗？许三观的四叔抬起头来看了看屋顶上的侄儿，他三哥的儿子光着膀子笑嘻嘻的坐在那儿。许三观膀子上的肉看上去还不少，他的四叔就说：“哈，你这身子骨能卖。”许三观在屋顶上嘻嘻哈哈笑了一阵儿。 然后他想起了什么，就低下头去问他的四叔：“四叔，我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，哦，问什么？嗯，你说医院里做检查的时候要先抽一管血？是啊，嗯，那这管血那给不给钱呢？” 啊，不给，这管血啊是白送给医院的。这一天，他们三个人走在路上。这一行三个人，年纪大的有三十多岁，小的才十九岁。许三观的年纪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，走去时，他也走在中间。 许三观对左右走着的两个人说：“哎，你们挑着西瓜，你们的口袋里还放着碗儿，你们卖完鞋以后，是不是还要到街上去卖西瓜呀？一、二、三、四啊，你们都只挑了六个西瓜，为什么不多挑上一二百斤的呢？哎，对了。” 你们这个碗是做什么用的呀？是不是让卖西瓜的人往里面扔钱呢？那，哎，你们为什么不带上粮食啊？你们中午吃什么呀？十九岁的根龙说：“我们卖鞋从来不带粮食。我们卖完鞋以后啊，要上馆子去，哎，吃一盘炒猪肝，喝上。” 二两黄酒。三十多岁的那个人叫阿芳。阿芳说：“啊，猪肝是补血的，这黄酒是活血的。哦，那你们说，一次可以卖四百毫升的血，这四百毫升的血到底有多少啊？” 阿芳从口袋里拿出碗来，哎，你看到这碗了吗？哦，看到了。一次啊，可以卖两碗呢。啊，两碗。许三观吸了一口气，他们说，吃进一碗饭，才只能长出几滴血来。 这两碗血要吃多少碗饭呢？ <laughs> 阿芳和根龙听后嘿嘿的笑了起来。阿芳说：“光吃饭没有用的，要吃炒猪肝儿，要喝上一点黄酒。”根龙又说：“许三观，你刚才是不是说？” 我们西瓜少了，哈哈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不卖瓜，这瓜呀是送人的。阿芳接过去说：“是啊，是送给李雪头的。”啊，谁是李雪头啊？他们三个人走到了一座木桥前。 桥下是一条河流，河流向前延伸时，一会儿宽，一会儿又变窄了。青草从河水里生长出来，沿着河坡一直爬了上去，爬进了稻田。阿芳站住脚，对根龙说：“根龙，该喝水了。”根龙放下西瓜担子，喊了一声。 哎，喝水了。他们两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了碗，沿着河坡走了下去。许三观走到木桥上，靠着栏杆看他们把碗儿伸到了水里，在水面上扫来扫去，把漂在水上的一些草什么的东西扫开了。然后两个人咕咚咕咚的喝起了水。 两个人都喝了有四五碗儿。许三观在上面问：“嘿，你们早晨是不是吃了很多咸菜呀？”阿芳在下面说：“我们早晨什么都没吃，就喝了几碗水。现在又喝了几碗，到了城里啊，还得再喝几碗，一直要喝到肚子又胀又疼。” 牙根呐，一阵阵发酸。这水喝多了，人身上的血呀，也会跟着多起来。水呀，会进到血里去的。哦，哎，这水要是进到了血里，人身上的血是不是就淡了呢？ <laughs> 淡是淡了，可身上的血就多了呀。哦，嗯。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都在口袋里放着一只碗了。”许三观说着，也走下了河坡。来，你们谁的碗儿，呃，借给我，我也喝上几碗水。根龙把自己的碗儿递了过去：“奶奶，你借我的碗儿。”许三观接过根龙的碗儿，走到河水前，弯下身体去。阿芳看着他说。 上面的水脏，底下的水也脏，你呀要喝中间的水。这三个人喝完水之后，继续走在了路上。这次，阿芳和根龙挑着西瓜走在了一起，许三观走在一边，听着他们的担子吱呀吱呀的响。许三观边走边说。 哎，你们挑着西瓜走了一路，我来和你们换一换。那，呃，你去，呃，换阿芳。哎，我这几个西瓜挑着不累，我进城卖瓜时，每次都挑着二百来斤呢。哦，哦，对了，你们刚才说那个李血头，这李血头是谁呀？李血头啊，就是医院里。 管我们卖血的那个秃头， <laughs> 啊，过会儿你就会见到他的。阿芳接着说：“哎，这呀，就像是我们村里的村长，村长管我们的人啊，呃，李血头啊，就是管我们身上血的村长，让谁卖血，不让谁卖血，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数。”许三观听了以后问：“哈哈。” 所以，你们就叫他血头是吗？哎，有时候卖血的人一多呀，医院里要血的病人又少，那这时候啊，就看谁平日里和那李血头交情深了，谁和他交情深，那谁的血就卖得出去呀。 <laughs> 啊，呃，什么是交情啊？哈，拿李血头的话来说啊，就是。 呃，不要卖血时才想起我来，平日里也要想着我呀。 <laughs> 什么叫平日里想着他呢？那你看这西瓜， <laughs> 这就是平日里也想着他呀。 <laughs> 跟龙插话说，呃，还有别的平日里也要想着他，那个叫什么英的女人，呃，也是平日里。 想着他的，这两个人说着，嘻嘻笑了起来。阿芳又对许三观说：“哎，那女人呐，与李铁头的交情，哎，呃，是一个被窝里的交情。他要是去卖血呀，那谁都得站一边先等着。谁要是把他给得罪了，那身上的血呀，哪怕是神仙的血。” 这李血头也不会要了。这三个人说着，就来到了城里。进了城，许三观就走到前面去了。他是城里的人，熟悉城里的路。他带着他们往前走。他们说还要找一个地方去喝水。许三观说：“哈哈，进了城啊，就别再喝河水了。” 这城里的河水脏啊！来，我带你们去喝井水。这两个人就跟着许三观走去了。许三观带着他们在巷子里拐来拐去的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哎，我我我快憋不住了，我们先找个地方，呃，去撒一泡尿吧。”甘龙忙说：“呃，哎，不能撒尿，这尿一撒出去。” 那几碗水就白喝了，身上的血呀也就少了。阿芳也对许三观说：“我们比你多喝了好几碗水呢，我们还能憋住。”哎，跟龙啊，你看他，他的尿肚子小。许三观因为肚子胀疼而皱着眉头，他往前走是越走越慢。 你们说，会会不会出人命啊？什么？出什么人命啊？我我呀，我这肚子会不会胀破呀？那，你牙根酸了吗？牙根儿，让我用舌头舔一舔。嗯，哦， <laughs> 这牙根儿倒还没有酸。 啊， <laughs> 那就不怕了。只要牙根还没有酸呢，这尿豆子就不会破掉了。许三观把他们带到医院旁边的一口井前，那是在一棵大树的下面，井的四周长满了青苔，一只木桶就放在井旁，系着木桶的麻绳子堆在了一边，看上去还很整齐，绳头搁在把手上。 又垂进桶里去了。他们把木桶扔进了井里，木桶打在水上，啪的一声，就像是一巴掌打在人的脸上。他们提上了一桶井水，阿芳和根龙都喝了两碗水。他们把碗递给了许三观，许三观接过阿芳的碗喝下去一碗。 阿芳和根龙要他再喝一碗，许三观又舀起一碗水来，喝了两口后，把水又倒回木桶里。我我尿肚子小，我我不能喝了。他们三个人来到了医院的供血室，那时候他们的脸都憋得通红了。 像是怀胎十月似的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走着。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：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